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九集。洛涵无意间吃了好大一口瓜，看样子男女主在海誓山盟。可如果洛涵没记错，男主口中的隐月。 正是主母素仪芳的侄女，林山英龙族的大小姐素隐月。素隐月在书中也是有名有姓的狠角她是男主的表妹，和男主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一度威胁女主正式地位，后面还硬是把女主逼到堕胎流产。素隐月能做到这一步，一来是占了表妹身份的优势，二来就是她身体弱。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身体弱的人似乎也更容易得到长辈的怜爱。林崇玉如此，素隐月也是如此。主母素一芳和林山素家一直有意亲上加亲，连渣爹林显红也是默许的。虽然后面事实证明林清霄才是素隐月的真表哥，可是已经生出来的情谊退不回去啊。素隐月一直对林清霄冷淡。 反而对男主林重玉势在必得，从小就梦想着成为林重玉的新娘。出身高贵又身体娇弱的表妹对他一往情深。男主口中说对素隐月只是兄妹之情，事实上却一次又一次偏袒她。素隐月仗着自己身体弱，屡次三番在男女主约会时把男主叫走，破坏男女主的感情，甚至还设计陷害女主。 男主把女主吊在城楼上暴晒，就是为了挖心给素隐月续命。一个恶毒表妹做成这样，也是十分有牌面了。不过看起来，现在素隐月还没有插足到男女主的感情中。男主被女主误会后，立刻就追出来发誓挽回。洛寒想到以后的剧情，再看着此刻男主指天立地的誓言，心里微微一闪 男人啊，男主竟然还信誓旦旦地说只是兄妹之情。如果只是兄妹，后面为什么会搞到床上？果然，男人靠得住，母猪会上树。洛寒想到这里，忽然意识到林清霄呢？林清霄可曾对天发过誓？可曾对什么女人许下诺言？洛寒怀着某种隐秘的心思，在检索中输入“大魔王”的名字。 然而遗憾的是，检索结果为零。洛寒不死心，扩大筛选范围，连许愿祈福也勾选在内。他按了确定，系统弹出检索中的字样。洛寒满怀期待的等着，几秒后，检索结果竟然还是零。洛寒当真意外了。林清霄看着就是个性冷淡的人，他不谈恋爱可以理解。 可是，难道一千年来他连许愿都没有吗？他究竟是太过自信，知道他不需要许愿就可以达成目标，还是太过悲观，知道自己的愿望不会有任何结果？可能洛寒看错了，也可能两者皆有。洛寒不由看向隔壁房间，一墙之隔的地方。唉，想必林清霄又在修炼吧？他实在活得太清醒了，宛如机器。 纹丝不差，洛寒忍不住悠悠叹了口气。唉，天资过人的大魔王都这样用功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修炼呢？洛寒给自己加了把劲儿，然后拉开被子准备睡觉。哇，不行，今晚太累了。明天，明天我一定好好修炼。第二天，洛寒睡得正香，忽然被闹钟吵醒。洛寒双眼迷蒙地爬起来找闹钟。 最后发现是镯子里传出来的。爸妈究竟是什么魔鬼？居然还内置了闹钟功能。洛寒按掉闹钟，经过这一打岔，他也睡不着了，干脆起身。修仙界有一点好，那就是人力大解放，衣服自带清洁功能，连床铺也可以自己把自己叠起来。 洛寒一边用神识指挥洗脸盆放水，一边想：一会儿得和林青霄学几个除尘法诀。等他学会了之后，他连脸都不用洗了。洛寒很快把自己收拾成仙女。儿。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陶醉了一会儿，恋恋不舍地戴上面纱。面纱和木梨都是林青霄准备的，他昨日买来了东西后，直接寄存到他的房间。 传送法阵自动送到洛寒屋内。仙界以白为尊，林清霄准备的木梨和面纱都是白色。其中木梨长及膝盖，只能露出一截裙裾。戴上木梨，别说脸，身形都遮挡的严严实实。洛寒想到一会儿要吃东西，就没有戴木梨，而是用了面纱。他出门后，直接往林清霄的房间走去。 他才刚刚走进门，就从里面开了。林青霄站在门内，沉静地看着他，何事？一大早看到神仙人物，实在心情愉快。洛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问：“那你要下楼去吃早饭吗？”人类的语言套路博大精深，洛寒这个问题就问得很有技巧。他不说自己想吃饭了。 而是友好邀请林青霄一起去用饭。林青霄已经辟谷，又不需要用膳，而鹿晗身上还没有钱，你说是吧？林青霄点点头，合上门，陪他一起下楼。他们两人容貌都显眼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林青霄单独包了隔间，然后让店家上菜。只不过这家客栈到底不算豪华。 隔间里隔音法阵并不好，隐隐约约听到隔壁传来声音。你们知道吗？中山林家出了一个好大一桩丑闻，啊。嫡出公子和私生子竟然调换了。什么？是龙族那个凌家吗？啊，当然。中十八重天除了他们，还有哪个林家呀？ <tsk> 如今呢？ 就是夏重天的最不出息的仙族，也不会混淆血脉。没想到龙族那样注重血统，竟然闹出这样的丑闻。嫡子和庶子调换了一千年，要不是引来了朱魔雷，恐怕还不知道要错多久呢。朱魔雷，另一个人越发吃惊。如今仙魔对立，天地一直都出自龙族，结果龙族内竟然混入了魔族。 最开始说话的人赶紧嘘了一声，无论天帝还是龙族，哪一个都不是他们这些散仙能议论的。两人声音转低，渐渐不可分辨。洛寒悄悄看了林清霄一眼。原来这段时间，他和林崇玉被调包的消息已经传遍仙界了，连偏僻的中下界交界都有人谈论。对呀，就是放在凡间，两个孩子报错都是大新闻了。 更何况仙界呢？仙界人人都有法力，神识覆盖之下，风吹草动都能发现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禁制法阵，按理说是不会出现报错这种低级错误的。可这样的事情偏偏发生了，还发生在守卫森严的主母内院，主使者是谁，昭然若揭。洛寒看书的时候，瞧见那个渣爹偏心到调换两个儿子，都气得不轻。 林清霄作为受害者，内心又该有多难受啊！主母苏怡芳一千年来不知道林清霄是她的亲生儿子，虐待林清霄尚且情有可原；而小妾白灵鸾更爱自己生出来的儿子，也能理解。但是林显红呢？他身为父亲，看着苏怡芳残害林清霄时，他在想什么？洛寒默默叹气。 而林青霄依然笔直的坐着，神情淡漠，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。洛寒想安慰他，又怕适得其反，于是主动给他倒了杯灵茶，说：“这杯茶我敬你，感谢你带我离开深渊。”林青霄眼睛轻轻瞥了一眼，淡声说：“是你打开的通道。”洛寒笑容微微凝滞。你看，天就是这样被聊死的。 果然，林清霄是个男配，男主左手表妹，右手女主，又是发誓，又是说情话哄女主开心。而林清霄呢，一句话就终结了整个话题。洛寒挑了挑眉，继续微笑道：“但是你之前救了我，我总该感谢你的。”林清霄依然冷冷淡淡，就事论事：“这只是一个交易，你并不欠我。”嗯，行吧。 洛寒冷着脸，低头继续吃饭。我就怕他一个人多想，特意安慰他。他竟然说这只是一个交易。 <laughs> 他真的是个性冷淡吧？洛寒吃饭，林青霄就全程坐在旁边静静等着，不催促也不打扰。洛寒中途问过他要不要添双碗筷，都被林青霄拒绝了。成为灵仙，便是正式入仙门，彻底脱离七情六欲，不再需要进食。 也不需要睡眠，但这只是不必要，并不是不能。依然有许多仙人贪恋口腹之欲，会用灵草、灵兽肉做食物吃。淬炼过的灵草、灵兽没有杂质，食用后不会在体内增加杂质，反而还能增长修为。自然，这一顿饭所花费的灵石也十分可观。洛涵今日用的就是零食餐，每吃一口都是享受。 可是林青霄自始至终没有露出一点动摇，宛如一台精密的仪器，自律到无趣。洛寒舒舒服服吃了一顿饭之后，林青霄叫店家来结账。掌柜对这两人印象深刻，一见着他们就殷勤招呼道：“呃 <laughs> 仙君仙子安，两位饭可用得好？这种时候是不能指望林青霄说话的，洛寒只能出面客套道。” 一切都好，有劳店家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